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三十八集。水面中画面变化极快，时而是人间一个新生儿诞生，时而是一只黄雀衔着白环飞过，画面紧接着幻化，又变成仙魔战场。 寸草不生。洛寒叹气问：“您带我看这些是想让我做什么？”“我没有带你看任何东西。”女娲的声音依然那么飘渺，仿佛自遥远的天边传来。“明镜台，无形无色，无声无状。你心里想什么，就能看到什么。”女娲停下身，她身边的白雾突然变得浓密。 女娲淡漠慈悲的脸在白雾中若隐若现，充满了神性。你应该问自己，你看到这些是想做什么？既然话已至此，洛寒也不再遮掩，而是问：“帝皇，您这里既然放着能看到六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明镜台，就说明您时刻关心着六界的生灵。既如此，仙魔打仗已经牵扯了这么多人。” 直接或间接因战争而死的生灵不计其数，您既然不忍心，为何不出面阻止？以女娲的威望，她出面阻止，两方的神就算心有不甘，也不敢再越雷池一步。这场战争早就该结束了。提及此事，女娲的脸上露出些许波动，唯有此时，她身上高寡淡漠的神性才会淡去，流露出些许真实的人性。 事情发展成如今的地步，已非我一人之力能阻止。我什么都不做，他们怨我偏心；若我再做些什么，神界就要彻底分崩离析了。说罢，他长长叹了口气：“为了神界的未来，我只能忍着，等着他们自己争出结果。” 女娲的声音散在白雾中，浩渺浅淡。水面上的涟漪一层层扩散，波动越来越弱，最后趋于平静。洛寒沉默良久，忽然轻声问：“如果神没有未来呢？”在未来的那个世界，诸神陨灭，神域关闭，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再没有神的影子。神为了一己私欲，主导了战争。 可是最后，他们亦因这场战争而衰落。中古战争就是一道分水岭，在此之前，所有历史都是诸神的历史；但是在此之后，仙、魔、妖各自的领袖登上历史舞台，而神彻底退隐后台，由朝转野，从此只存在于信仰和传说中。又过了许多年。 新出生的孩子连神的传说都不记得了，神终于步入消亡。中古战役是诸神的辉煌，也是诸神的黄昏。最后的绚烂过去，他们如流星般不可挽回的坠入深渊。明镜台上许久无声，身边的雾越来越浓，渐渐的，洛寒连视物都困难。他不得不伸手揉了下眼睛。 再放下手，眼前已经空无一人。洛寒吓了一跳，连忙叫：“帝皇，女娲所在的位置已经空了，只余下细微的涟漪。”洛寒连喊了两声，女娲都没有应声。洛寒无奈，不得不问道：“帝皇，方才是我冒犯了，我现在要做什么？”洛寒的回声一层层消散在白雾中。 洛寒都以为自己不会得到回应了，这时候自云雾深处传来一个苍茫浩渺的声音：“你走吧，他们已经找了你很多年。最开始有许多人来问我，后面人越来越少，如今只剩下一人。他每日不绝的向我补问，询问你在何处。”洛寒争宠。 这个人是，他都没有想完，眼前骤然一发脚下传来一种强烈的失重感。等他再站好，就发现明镜台、菩提树、净水都不见了，目之所及全是苍苍莽莽的山林。这又是哪？洛寒在原地转了个圈，勉强认出方向，朝山下飞去。他到了山下后。 走了许久，才终于见到一个老者拉着黄牛，缓慢的在羊肠小道上行走。洛寒见状大喜，赶紧追上去喊道：“老人家留步，我第一次来这里，想来问问路。”那个老者耳背，直到洛寒跑到很近，他才终于迟缓的听到声音：“啊，什么路？不是路。”洛寒跑到他跟前，连说带比划。 并不是有路，而是我想问路。请问这是哪里？我要去相石。老者眼睛已然浑浊，他眯起眼睛盯着洛寒看了很久，突然激动的叫道：“啊！你是洛寒神！”洛寒没想到这个人竟然认识他，奇怪，为什么我印象中没有这个人呢？洛寒没时间思考这些，点头说：“是我。” 这是什么地方？我要去相石，该怎么走？相石。老者奇怪的看着他，这里就是相石啊！洛寒怔住了。这里是相石，我在相石生活了三年，对周围的山地多少都眼熟，怎么会出现我完全不认识的山林呢？洛寒连忙问：“我要去找荣成神，荣成神的营地在哪里？” 荣成神，老者年纪老迈，他要很是想一想，才能从记忆中翻出那些过去的名字。哎，好像在我小的时候，荣成神在村子旁驻扎过。后来，荣成神走了，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，到现在。 已经只剩下我们几个老人家了。洛寒结结实实吃了一惊。小时候啊，哎，对呀。老者望着洛寒，已经不再年轻的眼睛中露出怀念。哎，洛寒神可能不记得了。那时候我见过你。因为玩竹蜻蜓差点打到您身上，回去后。 我被爹娘狠是揍了一顿，因此我对您是记忆犹新呐。刚才一照面， <laughs> 就认出来了。这桩事情，洛寒也知道，但是那不是不久之前才发生的事情吗？洛寒再一次打量眼前的老者，他垂垂老矣，步履蹒跚，再也看不出曾经那个淘气小男孩的影子。 洛寒忍着不祥的预感问：“从我消失到现在，已经过了多少年？”老者半仰着头想了很一会儿，才感叹说：“呃，唉，已经五百年了吧。”洛寒眼前一黑，几乎晕倒。天啊！我在虚空中感觉才过了一年。随后我和女娲说话，也只是几句话的功夫。 为什么仙界五百年过去了？洛寒想到，他刚穿越时，菩提树说过两个世界流速不同。洛寒在另一界只过了十八年，这里却已经经历了数次战乱起伏。后来世界实在撑不住了，菩提树等人没有办法，才提前将他召唤回来。这样看来，现代和仙界有时间差，那么虚空和仙界自然也是有时间差的。 他才过了一年，这里已是五百载。五百次寒来暑往，五百个春夏岁月，足够山峦偏移、地貌变化，足够当年的总角孩童变成佝偻老人，足够一个人完全忘掉他的存在。洛晗那一瞬间都不敢问了。他说：“他上山放点东西，马上就回来。”他说：“他会一直陪着他，让他在山下等他。”但是他这一去…… 就是五百年，没有音讯，没有道别，没有死活，可是洛寒最终还是鼓起勇气问了出来：“林清修他还在吗？”啊啊，林主将啊！老者听到这个名字，眼中的光明显明亮起来，连说话语气都变高了。“哎，他当然在。” 现在他应该在前线和魔族打仗呢。洛寒听到这个消息，几乎是脱口而出：“什么地方？”“啊，在南边。”老者用并不灵活的手指指向一个方向。他说完后劝说：“洛汉神呐，南边正在打仗，打得特别凶。听说这次魔族食神都来了。” 除了军队，其他人都往北边跑呢。您可千万不要去南边啊！洛寒不知可否，对老者道谢：“多谢提醒，我记住了。”老者出于好心，洛寒承老者的好意，但是他知道他是一定会去的。洛寒问清老者住在哪里，瞬间将他送回家，他自己则检查了一遍身上的装备，立即往南方飞去。 洛寒在虚空域一年，因为直接暴露在宇宙中，没有灵气护体，体力恢复会缓慢很多。可是同样，这也极大的锻炼了他的身体强度。当然，收获最大的还是他的法则之力。他靠吸收虚空中逸散的法则和猎杀空间兽，体内法则之力飞速上涨。短短一年，比得上他在仙界修炼几千年。 等被女娲发现后，洛寒在净水中炼体，身体所有杂质被进一步清除，体魄修为都发生质变。现在洛寒的实力和他从仙界消失时已经截然不同。修为升高后，变化体现在方方面面。洛寒飞行速度翻了好几番，而他的意识还停留在之前使用飞行术时的速度，一不留神他就飞出去很远。 似乎只是一晃神眼前就出现了黑烟、烽火，下面的土地变成焦黑色。这个颜色给人的感觉非常不舒服，仿佛鲜血渗入土壤，接着被烈火灼烧，变成晦暗又粘稠。洛寒找了块干净地方落下，想要看看这里是怎么回事。他在荒原中走了一会儿，正要蹲下查看土壤，背后突然传来一道凌厉的杀气。 洛寒在和空间兽的交手中锻炼出极其快的反应速度，他身形没动，手中突然发动空间法则，空中出现一个无形的洞，剑光从洞口穿入，片刻后从另一个地方穿出，将前面的荒山削出一个大坑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